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呃，这段时间啊，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个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著作啊，也就是呃克劳塞维茨的这个《战争论》啊。当然，我看的是这种图文并茂本的啊。如果纯是这个文字版的，那就太枯燥了，一般人也都看不下去。那熟悉军事的朋友呢，都应该知道这个克劳塞维茨这位大神啊。 他外号呢叫这个西方的孙子，西方孙子啊，就是这个克劳塞维斯啊。最高军衔不过是个少将，但是呢，他跟这个瑞士的约米尼啊两个人呢，可以讲是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人。他的这个战争论呢，就把近代战争的这个方方面面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，尤其是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啊，他对于战争当中补给的重要性。 放到了重中之重的地位啊，在这个书中呢，它有两个地方啊，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啊，想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呃分享啊。比如说这本书呢，呃，它它有很很多卷啊，四卷五卷啊，都在第二卷它讲啊，第一处呢它就讲啊，说如果双方打成了军事啊势均力敌的话，那么双方军队长时间只能在同一个地方僵持啊，比如说就在这个。 樊城，啊，就在徐州僵持。那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给养就成为重要的问题，统帅就变成了军需官，指挥作战啊，就变成了管理辎重队啊。这就像我前面一直这个强调的，打仗就是打后勤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皇上不拆饥饿兵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另一处更是一针见血啊。 他说：“给养方面的困难，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，各种力量消尽、退却成为不可避免，而后真正战败的各种征候就会逐渐增加。”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只要给养跟不上，就完蛋。说说说说白了，是吧？翻译一下就是这意思啊。所以你看，以前中国军队是吧？比如说逢五逢十什么周年那种大庆阅兵展示的都是武器。 对吧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啊，海里游的拉不过来，就是那个那个舰舰舰空导弹，什么舰舰导弹，都是武器。这两年开始阅兵，开始展示后勤辎重了。啊，这辆车是洗澡的。 这辆车是烤面包的啊，这辆车是肉丝炒蒜苗的。开始展示这个，这是消毒的，是吧？哎，开始展示这个，为什么士兵打仗的时候，第一是关心，可能他在关心弹药，是吧？哎，不能让这人家扔原子弹，我扔手榴弹，这肯定是干不过的。第二，他可能更关心这烤面包机，是吧？今天给我送上来什么吃的，他更关心这个，是吧？所以，这个后勤给养对一场战役的成败。 那重要性是不言而喻。那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一九四二四三年德军在北非战场的处境，或者说隆美尔面临的困境，那更是再贴切不过了啊！北非沙漠之战啊，表面上看，两军在这么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里打来打去，背后支撑着他们在这片沙漠里快乐的玩耍的关键，就是你能不能。 把地中海的制海权牢牢的控制住啊，其中关键中的关键是马耳他岛的得失啊。说起马耳他岛这个地方，今天好极了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，波光粼粼的大海摇是吧？说这个春光无限好是吧？但是二战当中，这个岛上每天嗯，防空警报就响了。 啊，同盟国轴心国都是想尽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。为啥呢？地理位置太重要了，是吧？太重要了。马耳他岛，地中海的正中间啊，相当于太平洋的中途岛 （Middle Way） 正中间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车中转站啊，相当于西直门是吧？十三号线、二号线什么各条线汇聚，那东西方向为。 往来于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之间的英国舰队提供补给品，南北方向正好处在意大利到利比亚的航线上啊，所以这个马耳他岛啊，让德意这个两个国家很不得意，是吧？恨到什么程度？有统计说，英国地中海舰队主力在这儿的时候，轴心国舰船最多有一半被拦在了半路上。 啊，当这个地中海舰队主力离开马耳他岛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大利面快递就可以安全送达了啊，就就差这么多。那所以，丘吉尔首相在一项命令当中指出啊，阻止意大利和非洲之间的海上运输是地中海舰队的首要任务。为此，即使损失大量战列舰、巡洋舰和驱逐舰，也要在所不惜。 敌人每一次护航舰队的顺利通过，都必须看作是大英帝国海军的严重失败。老大一发话，英国海空军立刻加强了在地中海上的军事力量。接着，这个呃墨索里尼的海军舰队就不断的蒙受重大损失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。 造成意大利的运输船队根本不可能多开几百海里啊，冒着去海底喂鱼的风险，把补给品送到这个隆美尔手里啊，只能将就着啊送到这个他们在利比亚的老巢蒂利波利，再千里迢迢开车运往前线。这千里迢迢就是一千五百公里啊啊，从北京到杭州的距离。 是吧？所以那这燃料消耗，你算吧，啊，估计消耗的燃料比送到前线的都多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这就造成那种很尴尬的局面。你以为打的很顺利的时候，你越向前推进，后勤补给造成的困难就越大。但是你不往前推进，你又无法消灭英国人，啊。据这个考证啊，说这段时间呢。 隆美尔啊，不止一次给他们家 Lucy 啊写信啊，写信呢，他就这个家信嘛，他抱怨啊，这个目前的困境啊，特别是让他感到更加苦恼的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你就算求元首开恩，也没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巴巴罗萨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啊，希腊克里特岛战役刚刚结束，元首就算想帮你，有心无力了啊。 这个相反，被隆美尔包围着的英国人吃得饱，睡得香啊，下午茶是吧？红茶就就奶油蛋糕，吃得欢着呢。为啥？人家要从海上来的一波一波的大奶妈啊，来给你输血，是吧？隆美尔心里这个恨呐，那这他妈到底是谁困着什的呀？这这简直是是吧？这被包围的那么爽，我这包围的快惨死了，是吧？我这补给快耗尽了啊！对于英国来说。 北非这旮瘩儿可不是鸡肋啊！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那的重要性是不用说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一定要把埃及的地方弄下来啊？不是说他喜欢金字塔啊？不是这意思，盗窃文物卖钱啊？这有苏伊士运河，这个地儿连通两大洋，是吧？过了埃及那就是中东嘛，是吧？中东地区嘛，啊。 这个这个啊，中东地区是吧？现在是比较乱的地方啊，但是很有钱。如果这些地方要落到轴心国手里，那就要了英国的亲命了。为什么？中东往北，小亚细亚、高加索啊，就能够打击苏联柔软的下腹部。 对吧？苏联军队在西线抵抗德国，东线防备日本，南边不设防啊，是吧？后来这个根据英美租借法案给苏联的援助物资，主要是走这条线运往苏联，是吧？你你要是这这个这一丢呢，这个就没戏了。再往东是伊朗，然后再往东，大不列颠皇冠上最明亮的明珠——印度啊！如果这个。 隆美尔一路往东，德国人一路往东，冲过苏伊士运河，冲过小亚细亚。要知道，那帮阿拉伯人是亲德的啊，包括伊朗人都是亲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英法压迫他们啊，而且尤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，他们看着爽，是吧？ 纳粹党卫军里有专门穆斯林组成的部队，党卫军圣刀师，哪专门都都是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些穆斯林组成的军队，是吧？他们是亲德的，是吧？所以要是这些人都归顺了德国的话，那德军就一路冲到了印度，是吧？当时德军将到印度跟日本会师嘛，啊，当然最后俩人谁也没去，是吧？都是互相忽悠对方啊，那个说我能去，那个说我能去，最后哥俩谁都没去，是吧？哎，日本也打过印度二战的时候，咱们后边会讲。 是吧？那么，如果这两块料一会师，德军先进的装备，那日本人不要命，是吧？那家伙就是欧亚大陆，可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，是吧？所以，以丘吉尔啊和英国这些猴精猴精的他的智囊团的聪明才智，是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的。因此，丘吉尔在本土刚刚被轰炸的遍体鳞伤，希腊战役又苦逼败北的情况之下。 依然下定决心，全力增援北非。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十二号，四艘满载英国这个补给品的运输船到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啊，给这个给埃及守军送来了大礼包啊！这个礼包多大？坦克二百三十八辆，这接近一个装甲师的规模，是吧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邱大爷亲自致电。 北非英军司令韦维尔上将，老韦，快递收到了吧？是吧？满血复活了吧？那咱们赶紧托普鲁克吃鸡去吧？是吧？邱大爷想的挺好啊，可是韦维尔啊，一看这卸来的坦克，哎呦喂呀，心里凉了半截儿。为啥呀？是吧？你这江浙沪包邮，这快递箱来了，你拆箱该高兴了。问题是拆箱一验货，两百多辆坦克呀！ 一路奔波劳顿，这颠腾颠颠腾颠颠腾颠，没有几辆能开得动的，履带断了的，是吧？变速器坏了的，电瓶没电了，这也就是没有运费险，要不然皇家海军牌快递得赔到姥姥家去了。但是没辙，邱大爷军令如山啊！这个老 PK 的，他他惹不起他，是吧？我要不出兵，他就得换人，是吧？而且呢，再拖几，如果这个德军知道我军的补给到位， 说不定德军就会溜，因此必须反击了，不反击不行了啊！所以五月十五号，维维尔将军在准备极其不充分的情况下，向德军发动了代号为“简短”的反击战啊！你听这名字起的叫“简短”，是吧？估计他也知道了，这波进攻啊，吉凶未卜啊，有上气儿不一定有下气儿啊，所以这个。 维维尔任命哥特准将啊为前线指挥官，兵分三路直扑托普鲁克，是吧？你想这么大个战役，让一个准将当指挥官，看来也没他拿他当回事不过这一次，邱大爷自认为自己出其不意的进攻，早就被隆美尔龙大叔预料了啊，并且呢做了充分的应付。英军除了其中一路啊，在哈利法亚山口面对意大利守军。 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外，啊，面对意大利守军，谁都能取得一定的进展，是吧？其余两路都被隆美尔周密的防御牢牢地挡在了隘口之外。就这样，英德两军相持了十天，双方都有不小的损失，但英军进攻的锐气完全丧失。五月二十六号，隆美尔组织反击。二十六号凌晨，德军三路反击部队从侧面迂回英军后方。 虽然英军坦克数量占优，但是德军再次祭出了大杀器——无敌八八炮。啊，你看这个柏林呐，这个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吧？很少展出一战、二战的这个战史的这个这个这实物，都摆着一门无敌八八炮。啊，几乎欧洲的每个军事博物馆都有这个无敌八八炮。为什么？就这个炮在欧二战太有名了。 啊，所以德军的炮手训练有素啊，这个用这无敌八八炮狠揍这个英国坦克啊。坦克，你想坦克炮口径顶多75嘛啊，这八八炮打那玩意儿跟打靶似的。所以英军就放弃了所有的阵地，丢下大量物资装备是吧？向东啊，这个这个逃窜是吧？十天时间，维维尔的简短计划就这么简短的结束了。 回去之后，这个维维尔是灰心土脸啊，心力交瘁。丘吉尔也没啥好说的啊，你不听劝，你愣要赶鸭子上架，才弄了这么一出。不过邱大爷这次呢，仅仅是把原因归结在物资没有准备充分上啊，因此呢，才被隆维尔这个钻了空子啊。所以说，伟哥啊，我再给你运点是吧？我给你运点，你强壮一下是吧？您要不然您再来一趟，啊，再来一趟是吧？ 韦维尔这个时候有点丧失理智了啊，甚至有点赌徒心态。哎，输了我再来一波，我准能这个翻盘于是，在更多补给到位之后，韦维尔接着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啊。 并且呢，这个起了一个很有穿越感的名字，叫战斧啊！上次那个简短听着就晦气，这次我改了个战斧，劈死你丫的啊这毛头小伙子姓龙的，看我不弄死你！爷查，上去弄死他啊！弄个战斧，是吧？反过来看隆美尔这边啊，胜利之后并没有让他心情愉悦，相反更加不安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知道自己跟英军整体实力差距越来越悬殊，英军输一百次都能组织更大的反击，而我是在消耗我仅有的生力军，所以我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短板。首先，我得学会自己造血。这个英国的这个侦察机啊，在侦察德军阵地的时候啊，很觉得奇怪。 啊，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德军的这个阵地，这据点上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窝棚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是农民工简易住房吗？啊，不是，什么呢？是德军的临时修理厂啊，里边机床是吧？焊机，甚至轻型吊车一应俱全，在这儿可以把受伤和缴获的坦克拉到临时厂房当中，迅速整修。 啊，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恢复战斗力啊，这个咱是真心佩服德国人在这场战争当中的战场应变能力啊，太强了啊！德国这日日耳曼这种工匠精神啊，在这个战役当中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所以，英国装甲战先驱富勒少将啊，后来在这回忆录当中是不吝赞美之词，大加赞赏。 说一九四二年以前，德国的维修组织比我们有效的多。其直接后果是，一九四一年北非战役当中，尽管隆美尔将军的坦克经常被击毙，而且并不能及时得到新坦克，但是他在战场上仍然总能集中数量占优势的坦克啊。然后，意大利海军终于给力了一把啊！这回终于出了个大力啊！不是整天吹牛，这回终于意大利了。 在六月初，把德国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所有兵员物资都给配齐了。这么一来，隆美尔麾下拥有近一百五十辆坦克，加上能够勉强凑数的意大利装甲部队啊，这种薄皮儿大馅儿是吧？挨一枪铆铆钉满天飞的那也行，亚步兵骑马行？ 啊，这样划拉划拉，扒拉扒拉，凑吧凑吧，二百大几十辆坦克，对于隆美尔来讲，已经有了暴发户的感觉了，也鸟枪换炮了，也有钱了，是吧？我我我早上还得吃俩煎饼啊！我一喝一碗白糖水，喝一碗红糖水，我得这么干，实力不俗了，啊，有了跟英国人是吧硬刚的这个资本了。到了六月十五号。 维维尔将军的战斧如期挥舞啊！丘吉尔首相对这次反击寄予厚望啊！当然他哪次也没保过啊，不过哪次都是打他脸啊！好了，邱大爷脸大，随便打，看不出来山肿了啊！邱大爷希望这次行动一鼓作气解除托普鲁克之围，趁机歼灭隆美尔德军部队啊！不过维维尔跟手下人谈话的时候就说啊。 你们啊，别抱太大希望啊！我真心也不相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！咱就意思意思，给国内看看就完了啊！凌晨六点啊，英军先头部队率先冲到了上次进攻比较顺利的哈里法亚山口，但这次迎接英军的不是只会吃冰激凌的意大利人了，而是由德军四门八八炮组成的这个反坦克火力网啊！ 负责守卫隘口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上尉，叫巴赫啊，也不知道这哥们会不会作曲啊。反正据说这老哥呢，之前是个牧师啊、弹琴演奏肯定得懂点怎么着能弹个可爱的蓝精灵？怎么着能干这个啊？巴赫，巴大爷啊。 但是巴大爷这次可不是给这个英军来做弥撒的，四门八八炮的头啊，四个八八啊，这这阿里巴巴的变成了是吧？所以这个在巴赫上尉的指挥下，德军是沉着冷静，把英军十二辆坦克啊，先头坦克放入隘口抵近之后，突然射击啊，这八八炮射速极快是吧？德国小伙子光着上身抱着炮弹，快快快快快往里填。 几分钟之内，英军十一辆坦克全部报销，是吧？一共进来十二辆，干掉了十一辆，是吧？后边的英军紧接着发起了五次突击，都被巴赫给怼了回去。巴赫就四门八八炮，啊，干掉了英国多少辆坦克，是吧？而且前面坦克被干掉的堵住了，后边的冲不过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一天，英军给这个带来。 噩梦的哈利法亚山口起了一个瘆人的名字，叫地狱火山口。但是你说我绕不行吗？不行，咱讲了，沙漠里没有路，就只能顺着这隘口进攻，就这一条路，自古华山一条路，你就得这么打啊！碰了脑袋碰碎了，你你你也得冲过去。到了十六号啊，另一侧英军第七装甲师，这是英军装甲师中王牌中的王牌，号称沙漠之鼠。你说你叫这倒霉名字是吧？跟隆美尔沙漠之狐，这狐狸不吃老鼠吗？ 啊，杠上了！那他的对手是德国第十五装甲师，对抗战斗打到当天夜里啊。隆美尔获悉，啊，自己的宝贝儿们已经摧毁了将近六十辆英军坦克，伤亡微乎其微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转过天来，十七号，隆美尔亲率第五轻装师从身后截断英军退路。这么一来，英国人实在打不下去了。 在第七装甲师主力几乎被歼灭的情况之下，剩余部队再次撇下辎重，狼狼狈逃往埃及。邱大爷寄予厚望的战斧刚抡起来，刃儿就奔了啊！所以这一场战斗，英军损失九百六十九人，坦克一百辆；德军伤亡是六百七十八人，坦克六十二辆。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。 战场是被德国人占领了，是吧？德军只要这个坦克没被打成废铁，只要没被打成零件，是吧，就可以修复重新使用。而英军坦克好多是被抛弃的，转了个眼儿都跑了啊！你等于给人家老汉斯是吧当这个运输大队长了啊！所以战俘结束四天之后，心力交瘁的韦维尔将军被解职。 由奥金莱克将军接任，那韦维尔后来就当印度到印度那边当总督啊，缅甸啊，缅甸他就去去那边了啊，还会见过这个中国的蒋委员长啊，那会儿他是作为英国的代表会见蒋委员长，惹得蒋委员长很不爽啊。这个韦维尔跟他握完手，他就去洗手，他说洋人身上都是胡骚味赶紧把窗户开开，把这胡骚味放走，那他就很不爽，然后就就他就干那个去了啊。英国一流的将军在欧洲，二流的派到中东，不入流的都去。 亚洲，那就去亚洲对抗小日本，所以就韦维尔被贬到那儿的，就说明在邱大爷的心里他已经不入流了啊。然后奥金莱克接任啊，其实啊，摸着良心讲，说心里话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韦维尔已经做的很好了，韦维尔做的不错，原来横扫意大利的时候，人家更是不错。问题是造化弄人。 偏偏遇到杀神级的隆美尔啊，所以也许回去休息休息，对老爷子来说呢，也是一个这个解脱啊。德国这边隆美尔取得的这场大胜，正好在巴巴罗萨之前，是吧？所以对于希特勒来讲，这是一个好兆头啊，毫不犹豫的晋升隆美尔为陆军上将啊。这一年隆美尔四十九岁，花样年华呀。 是吧？你四四十九岁，哥子哥干别的不行，当将军，尤其当上将，那绝对是小伙子啊！接下来，北非迎来了将近三个月的静默，两边没有大的行动，但是，这不同寻常的安静，恰恰会带来更加不同寻常的暴风骤雨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